官爷，我今儿一早见一匪徒躲在我家隔壁马棚里了，现在还在儿。这是你的赏钱。哎，多谢官爷，多谢官爷。下一个。哎，官爷，昨日有一个人敲我家门，说是要在我家留宿一日，我见他形迹可疑，特来禀报。好，这是你的，拿好了。哎，多谢。下一个。到我了，到我了，官爷。 昨天我看见啊，我邻居家有一个人鬼鬼祟祟的，他说不定就是那个。啊，还有我，还有我，我亲眼看见我家房后面有人躲进水缸里了。下一个，你来。哎，是是是，官爷。你也起，我先来的。让我写什么呀你？不要推搡，一个一个来，每个人都有。哎哎，到我了，到我了。官爷，我看这两个能不能领双份钱呢？入账，多少？客气，像咱们这样，我都有份。 主子，这馒头咸菜你怎能吃饱啊？我去买些。无妨，我本就应与将士们同吃同住。何时禀报？镇上的百姓们按着告示所言，纷纷前来通报盗匪下落。咱们也都依着承诺给了他们赏钱。嗯。哎，要说这雷惊蛰也真行啊，为了躲避咱们，他把流匪在这镇子里散的到处都是。这样他要怎么调令啊？ 总不能挨个敲门去吧？他做匪首，自然有他的办法。像李北养的海东青，也能速传军情。也是。现在土匪也逮了不少了。主子，咱们怎么处置？杀了。主子，听说里边有些是好人家的儿郎，咱们。 全杀了，杀了。他们既然投身在雷惊蛰的麾下，就该想到有这么一天。我是来剿匪的，没道理对敌军仁慈。况且我问你，人都生着一张嘴，个个都说自己是好人家出身，你哪个信，哪个又不信？我知道你是想起了边杀骑兵，可仁义不该用错地方。 你入伍的时间不短了，这些话原不需要我特地来讲。你自个儿想不明白吗？主子教训的是，不必跪。你现在是带兵的将领，不是登州守城门的小旗，别把自己放错了地方。该怎么做，你好好想想吧。 晋江文学城，唐九卿原著，斟酌文创出品制作，光合积木联合出品录制，广播剧《将进酒》第二季第十三集。 你真好吃！嗯嗯嗯嗯嗯哥，你还要不要？我的饼都留给你。哎，还剩点汤水，吃不吃？吃就麻溜来接。嗯，吃多吃，我要吃。这小子，食量这么大呀！我说，让你哥踏实的找个活做呗，你也不至于饿成这个样子了。 你不走，我哥是做大事的。嗯，这锅底还挂着点粥，让给我刮一刮。哎，瞅你这可怜劲儿！来来来，叔给你擦擦脸。哦，嗯嗯，脸黑的跟锅底似的。嗯，哎，我说他哥，平日也给孩子拾掇拾掇吧。 <laughs> 好嘞。 这小子也不知道好好照顾，脖子上还纹个什么蝎子， <laughs> 看着就不像是有正经营生。啊啊哥，我的都给你，你吃。鬼子，外面现在什么情况？哦，哦，哦，禁军还在查呢。 进军的赏钱那么少，怎么还有那么多人去啊？ <laughs> 就是因为少，这些人才敢去。若是赏钱高了，那代表这是要提着脑袋干的事儿，不是人人都敢做的。那，那咱们现在怎么办啊？哥，要不就大娘子干，反正他们也才两万人。哼， <laughs> 你以为我不想？ 小池也一再逼着我们躁动，这小子明知道北边是李北，却不在北边设防，就是在赌我们不敢过去。呸！他娘的，我有的是精力跟他耗。你此刻就去找六儿，告诉他，尽快带人撤回洛山。你快去快回，等你回来，我们便动身去跟他们会合。啊，大哥，我这就去。 快点交代！大家都好过，快！不是吧？再问一遍，有没有人要交代？只人，我能交代了，都交代了。有没有要交代的？主子杀了这么多了，还是问不出？会不会？再问。是。你呢？你知不知道雷金城是如何调令镇场土匪？不知道，真的不知道。菊爷饶命，我真的不知道啊！ 既然什么都不知道，那还废什么话？杀了！是。饶命啊！饶了我吧！啊！别杀我！别杀我！我知道，我知道。六儿是六儿。住手！是。这个六儿是雷惊蛰的亲信。亲亲，绝对是亲信。 六儿是家里的信鸽，二雷惊蛰下达的命令都是由六儿分递给我们的。这个六儿此刻在哪儿？ <laughs> 就在距此处几里外的边水镇上。军爷现在派人去抓他，一定能找到。不过，不过什么？老实交代。 少在你爷爷面前故弄玄虚！啊，小人不敢，小人不敢。只是六耳的耳目众多，每次出行作战都会遍布在他周围，稍有风吹草动，好给雷惊蛰通风报信。军爷们剿匪如此声势浩大，把南边堵死了，北边他们不敢去，就只能往东回撤。现在追，铁定追得上。 <laughs> 你小子！ 脑子倒是转得挺快啊！ <laughs> 军爷，我能招的都招了，是不是？就是骨头软了点儿。主子，我此刻就带人去追。嗯，你带上一半人，顺着东边的山林追。这群匪徒虽有千余人，但不过就是惊弓之鸟，稍作恐吓就会仓皇失措。 你只管猛打就是了，他们招架不住。剩余一半人手，随我走。既然如此，主子在此地等我不就好了，何必再跑一趟？雷星哲此人，贪生怕死，生性多疑。我们想得到的事情，他定也想得到。广东如果是他们的必经之路，那么他一定不会跟着大队人马一起走，那样目标太明显了。主子说的是。 他先前既然敢拿雷长明做活靶子，如今就一样敢用这千余人做靶子。你安心往东追，我去堵他。是。老天爷，还要在这地方待多久啊？这太阳都不是老子真是受够了。就是说的是话。二当家什么时候来啊？ 热死，这谁知道？我别把了，吓出去！对，我吓出去！他的是个鸟，就杀他鸟啊！六爷来了，六爷，六爷，六爷，六爷，你可来了！是啊，可是二当家有什么消息了？是啊，六爷，咱们接下来该怎么办呢？就是啊，该怎么办？你得拿个主意啊！六爷，是啊，不能丢人。你可是堂上的人，现在到底是个什么情况？你倒是给个话呀！ 不就是来传话的吗？二当家叫咱们回家。我下边几百个兄弟都叫禁军给拿了，眼下生死未卜。二当家叫我们就这样回家去。咱们此次是时运不济，您少了多少人，回头报给堂子里，啊，叫二当家给你补齐，再拨你些银子。 不会让你吃亏。呸！谁他妈稀罕这点银子了？我是心疼我这批兄弟。依我看，线下也别着急走，咱们少说也有五六千人呢，比起禁军来，只多不少。光是聚山游击，也能让禁军尝尝骨头。是啊，没错，金六大哥说的对。 咱们又不是打不过，是啊，干就完事儿。怕萧赤眼那个黄毛小儿作甚啊？就是，进真哪会打什么仗啊？我们干脆杀出去，杀出去，杀出去，杀出去，杀出去，杀出去。那你就自己先跟二当家通个气去。你让我上哪儿找他去？啊？当日磁州城门下，他拿我妹夫挡箭的时候，不还挺威风的吗？现如今怎么连面都不敢露了？呀。 二当家的原话呢？我再给你们讲一遍啊！咱们现在就是先锋队，只要到了敦州，也算是回到了自己的地盘。到时候即便晋军还要追，也不怕了。呃，当然啊，此刻二当家在赶来的路上，咱们是走是留，都可以商量。 <laughs> 好啊，二当家不来。 倒叫我们做先锋队自个儿跑，行。他不仗义，但咱不能那咱们就把这里当做营地。只要禁军敢追上山，就让他们有来无回。怎么样？大伙干不干？干干干！怎么不干了？都听丁大哥的，干！让那禁军有来无回。就是，是，不咱们的兄弟被禁军给逮了，这仇得报。 萧池也敢杀我们一个人，我们就杀十个人，得把这口气给争回来。到时候，把他也俘虏了，再占据磁州城，说不定。 连肖金明也要想办法跟咱们讨交情呢。是啊，是，连到时候李北啊，哎，也得跟我们求饶呢， <laughs> 说不定啊，还得奉我们跟交军做的呢。肖迟野在咱们手上，还不是咱们说什么就是什么？就是，那将军还敢跟咱们恨？没了。我看那肖迟野倒是长得一表人才，干脆让他上我家倒插门，跟我妹子成亲。 那我岂不是明年就有外甥 <laughs> 抱了？大哥，那岂不是和李伟成了亲家了？嫁 <laughs> 李伟，爹要对我们言听计从了。 <laughs> 不好了，不好了，大事不好了！哎呀，什么事儿？慌慌张张的！大大事不好了，禁军。 进军打上来了！啊，进军来了！怎么这么快就来了？是怎么这就来了？哎呦，还愣什么？快跑！啊！慢着，刘二，老子问你，是不是你给进军报的线？不是我，哪能是我？要真是我，我怎么会再过来呢？哎哎哎，谅你也不敢。兄弟们，他们既然自己找上门来了，那咱们就跟他们会一会。 换一换，换换换换换。撤！撤！嗯。老哥，怎么停下来了？你喝口水，咱们今晚得彻夜赶路了。哎，啊啊！ 丁牛六耳这群人被捕的消息传回洛山前赶回去，否则我在洛山建立的威信就会崩塌。啊！哥，我喝完了。你这蠢仔此刻喝完了晚上喝什么？一肚子水，等下又要闹着撒尿。哥，我现在就想尿。 事儿真多，赶紧去！哎，不对，我们走。撤！我还没尿完呢。哥，你等等我。呀！撤！撤！ 走！总督，哼， <laughs> 不跑了，接着跑啊！你赢了，我甘拜下风。你看，我的刀已经交出来了。 我拿出了诚意，不如我们谈谈。 <laughs> 你说，你是要回李北的，并不会久居此州。你现在杀了我，不仅不能阻止洛山土匪卷土重来，反而会让如今才稳定的敦端两州陷入乱局。哦，所以呢？不如放我一马。 既可以保持两州局势安定，也能给磁州留出足够的时间重建守备军。 怎么比你资质大呀？大哥，什么来头？大哥，大哥，大哥，带上我哥，你找死！哥，哥，哥，你中刀了！ 我们你走，快拦住他，别让他跑了！谁敢拦我？总督，那小胖子力气太大，还不会刀剑，愣是让他给跑了。这小子有点意思。追，掐，追，快追！追！别让总督！我们要抓住他们！ 抓住他们！哥，你刚才怎么不等我，叫我好找？啊，哥，啊，哥，啊，怎么流了这么多血啊？哥，你不要死啊！哥，闭嘴，快点跑！啊啊啊！大哥。 你别怕，他们的马可追不上我。啊！大哥，你没事吧？咦！迟言，今日你若肯刀下留人，罗山群匪就能归到你的麾下。我余威尚存，还有用处。去！ 杀的招式，你是边杀人？哥，快跑！哥，快跑！小池野，咱们后会有期。 请主子恕罪。无事，把这小子绑起来带回去。是。来人，捆好了。是。主子，那雷惊蛰呢？顺着泥坡滚下去了。这坡不高，此刻定然是已经跑了。我此刻便率人从东南侧围堵他，他跑不远的。老虎，林子里的土匪都逮着了吗？ 着了，主子是要清点人嘛？我已着人记档，这边叫人呈给主子看。来，逮着了就行，不必给我看了。准备一下，咱们回城。回城，主子，那雷震哲咱们不抓了，让他这样回去，无异于放虎归山呐！我不仅要放我还要大张旗鼓的送他回去。 你让几队兄弟跟着他，一直把他送到敦州境内，其他事情就不必管了。啊！啊！主子，我明白了，我这就带上几十个兄弟，三日以内定把他护送回敦州。嗯，去吧。是。撤。撤。消停点。 还想，我给你擦干净了，不然回去见着兰州，你又爱在他肩上草，袍子脏了还得我洗。 侯爷辛苦，诸位将士们辛苦了。嗯，侯爷与将士们剿匪劳累了，我家大人已着人备好了饭菜，还请诸位移步。周大人与程峰先生有心了。侯爷，我已经收到主子，未曾想夜里这般凉，出来谁也不曾带件衣物，上马车候着吧。侯爷与周大人谈完，定会过来。不是， <laughs> 侯爷。 有关雷惊哲的事情，明早我还要与大人详谈。那侯爷，不如我们此刻就……大人勿急，侯爷剿匪奔波三日了，必定疲惫，不如请侯爷先回府歇息，此事明日再谈。好，好，好，好，程峰说的有理，那侯爷快些去歇息吧。明日我在府上恭候侯爷，我与大人便不多做叨扰了，告辞。侯爷，告辞。嗯，告辞。 恭喜主子凯旋！起来吧。是。南州，等多久没多久，就一会儿。平，手这样凉，等很久了吧？我爱的。哎，这壁虎坏了，这是几年前的旧物了。这上面的铁是李北打的，皮绳还是去毒给八大营直供的东西。 上回打雷惊蛰的时候，拉霸王弓磨练了。回离贝前，我还得想法子换一换。嗯，我们先带回去吧。好。哎，主子往回走了，咱们快跟上。急什么？慢点。 这不是去周府，咱们搬出来了。嗯，迟早是要搬出来的。周贵年初才添了孙子，咱们一直叨扰也多有不便。我前些日子便已着人打听宅子了， <laughs> 就是这里了。 将马牵去马房。是。不错。宅子挨着主街，距离周贵那里也近，平时商议事情也方便。位置挑得好，就只是位置好。你们瞧这宅子，我主子掏钱的时候眼睛都没眨，真是财大气粗啊！哇，这修葺下来也不便宜吧？和我们李北的宅子很像。 <laughs> 不止。门柱重檐。 还有进了门的赵壁，什么都很好。璧，嗯，金哥，你蒙我眼睛做什么？古今孩子总是要长大的。你们几个，今晚谁守夜？回主子的话，是我。嗯，吩咐下去将水烧好，然后过来寻我。 主子，进来，你坐吧。谢主子，你与古今在离北的事，我已听闻。古今的伤势如何了？古今在来磁州的路上退了烧，背上的伤却烂得严重。昨夜纪刚师傅给瞧了，嘱咐了许多，叫古今忌口，说再养个把月就能好，让他好生养着。 这几日夜间巡防就不要轮他了。是。所幸这次古金的眼睛和耳朵并未受伤。郭伟礼是李北老将，他知古金身为斥候，重要的便是他的眼睛与耳朵。这是他给我的警告。主子，那我们接下来该如何？我们是归群的狼，他们警惕也委实正常。我现在担心的是老爹。 听古今说，王爷和左帅都平安，主子不必忧虑。图达龙骑是东山脉常驻营的日巡领地，他原先距离汉蛇部有相当远的距离，但照你们所言，这次古今的先锋队竟已退到了这里，这只能说明，李北铁骑在后退，老爹和师父的仗打得并不顺利。王爷向来战无不胜，也颇受军中爱戴。 这光是尊敬打不了胜仗。眼下大哥受伤不能带兵，老爹及时出山，本是为了鼓舞士气、挽回颓势。可他这十多年都未曾带兵，再好的将领都需要与士兵经历磨合，更何况这些年，大哥也将老爹当年的重器改为偏重一些的轻器。军中也都是习惯了大哥行事风格的新派将领们。李北铁骑向来有依赖将领的弊病。 如今老爹需要与这些新人在吃紧的战事里相互磨合，让他们迅速接受新的将领，这绝非易事。若是如此，那日后我们回去，岂不是更寸步难行？陈阳，有些事我从未与你说过。我十七岁离家时曾问大嫂：“大嫂，我此去徐都何时能回来？” 我去问大哥，可他只是叹气，什么都不跟我说。阿爷，大嫂，你怎么哭了？没事儿。你明日就要出发，大嫂去给你准备糕点，还有你喜欢的马上行。大嫂偷偷给你带，不让你大哥知道。是不是我，再也不能回来了？ 早也不知你何日能够归家，可你要记得，我们会永远在离北等你回来。那时候，我因为大哥打了胜仗而入都为质，我恨死了沈巍，也恨中伯兵败。 我曾在去都最高的楼顶上眺望离北，可猛飞上云端也看不到。在离北时，师父曾告诫我，无欲方成圣，可直到在去都，我才学会束缚欲望。我遇见兰州并非偶然，它是我临近绝地最后的一道防线，也是我失而复得的纵情与自由。 不是，我已然完整，残缺的那部分也有盔甲包裹，所以当我走出去都的那一刻，我便不会再停下了。而今我要回黎北，不仅是回家，我敬仰我的父兄，但唯有同他们一脉相承的狼性，回到黎北不是为了匍匐人下，而是要从他们手中得到我的位置。 陈阳，在，打起精神来。李北不能再败，这不是萧家的事情。我要扛起爹和大哥撑了一辈子的铁墙，我们要征服的都是久经沙场的前辈，建一个属于我的李北铁骑。陈阳，誓死追随主子。 陈阳已经回去了。嗯，兰舟，过来，让我看看你。烛火灭了，岂不是看不到？ <laughs> 不是的。 存，安。什么时候了？孩子，再睡会儿。热下了，热。我见天井那里有个冰窖，回头拔点果子给你。嗯，这院子太大了。 咱们的人零零星星加起来，也住不满这几个院子，不碍事。师傅住医院，你我医院，他们兄弟几个医院。后头再有人进来，按照身份分下去。等到七老八十，总有填满的那一天。 军务晚些，我和我去。是 <laughs> 吧？四周守卫军的事情晚些谈。我先跟周贵把雷惊蛰的事情解决掉。一个时辰，一个时辰以后我就到。睡着吧，晌午我就回来了。我们一起吃饭。 再叫上师傅。大人，侯爷来了。 侯爷带兵才归，今日怎么也不多休息会？快给侯爷上茶。是。周大人无需多礼，我来是要与二位说，雷惊蛰已被我放走。我派人一路跟着，三日之后便该到敦州境内了。侯爷胸有成竹，想必已有打算。我已买通了几个土匪，让他们把雷惊蛰被禁军放走的消息四处传递。半月后。 他们还会带丁牛和六耳越狱出逃。丁牛和六耳皆有手下死于禁军手中，一旦他们认定东边的围剿是雷惊蛰私通禁军，便绝计不会放过雷惊蛰。而雷惊蛰也算是有点本事，必然不会坐以待毙。如此一来，土匪内乱不休，也就无暇再打磁州的主意。侯爷好计谋，不过如此为磁州考虑。 侯爷是准备动身回李北了吗？时不待人，李北战事频繁，我不宜久留。待我离开，兰州依旧会留在磁州。若是在磁州守备军重建之前，两位还需要进军，只要让兰州知会我一声，我一日以内必定赶到。 <laughs> 侯爷回李北是去跟边沙部打仗，磁州怎敢再劳动进军？ 况且有同志在此，我想那雷惊蛰即便卷土重来，也难讨到什么好处。嗯，磁州在李北南侧，定然会竭力保证李北没有后顾之忧。侯爷日后有什么用得着的地方，磁州定当尽力而为。多谢周大人。哦，还有一事。呃，磁州原本是打算在明年春后给禁军补贴一万六千担的粮食。 但通知体谅磁州，要我们将这些粮食卖给茶州，用作重建的筹备银两。可我们还是觉得过意不去。这几日我思量再三，想着不如就将北原猎场送与侯爷。无论是做个跑马场，还是新建营地，都是行的。这也是我们的一片心意。侯爷，你别看这猎场已经失修荒废多时。 我已经去看过了，那里的围墙还是相当结实。侯爷接手以后，只需稍作加固，便能用起来了。侯爷为磁州解了难，我们自然不能在这上边糊弄侯爷。这地方昨日也跟同知提了，同知说这两日得空要亲自去看看，想来也是中意的。这地方很好，适合进军落脚。我和兰州都中意，那就多谢了。 嗯，这宅子虽说没咱们在去都的王府大，但这路也忒绕了。什么时候让你单出个任务？都有古今带着，怕什么？哎呀，你不懂，就是有金哥带着才会迷路。哎，金哥真奇怪，明明在军里做斥候时，把那些陌生的地方都能认得清清楚楚，可一回咱们自己家就总要拐错地方。他在李北家里的时候啊，经常绕到别处去。 我跟你讲啊，那院子里有个叫翠兰的姐姐，是世子妃跟前的侍女，可温柔了。每回金哥绕错路，啊，都是她给带回来的，还给我糖吃呢。反正， <laughs> 还有你，非礼勿听。我本来还没听出哪儿非礼，你倒好，一锤子把自己钉死了。可以呀，古今，深藏不露。你别听桃子胡说。 没有的事。我说的是实话嘛。哎，金哥，这鲤鱼怎么翻肚皮了？傻子，你喂太多了。金哥，都怪你喂太多了，你看鱼都给你撑死了。我看你是欠揍。 <laughs> 桃子，快跑！哎哎哎，公子不好了，金哥把荷花池里的鱼喂死了，他现在还要灭我口呢。 你过来，公子救我！金哥把鱼喂死了，还想揍我？公子，我古 <laughs> 今还有伤，你别去惹他。我我屋里有甜汤，端去喝吧。嘿， <laughs> 谢公子。古 <laughs> 今，今日伤势如何了？多谢公子记挂。 大夫按时来换药，我好多了。公子午时若是不出门，那我便去通传厨房备菜了。天热，师傅怕腻，侧安易燥，让厨子捡着清淡点的做就行了。你如今带着伤，就按照大夫和师傅的嘱咐，让厨房单独给你做一份。是。丁桃，去院子里喊师傅。 问到尽头，竟会惧怕这一生太短。你只恨雨无端，我只学海无岸，生天一线，一步步登攀。这年。 的茫然，挽不住。 我是生怕哪句话没说合适，显得不够诚恳，让师父再起疏离之心。你可曾听说过一句话？什么？慈父之爱子，非为报应。他们要闹，便只管让他们去闹，很是。只是立储一事，太后或许应早下决断。决断，这哀家可下不。 有些事不到该下决断时，须得耐心等着，待瓜熟蒂落，哀家便还是坐在这明礼堂最高处。朝堂之上，还请岑大人慎言。世家专政的话是能随便说的吗？你的意思是，若是不允议事阁，你便要率八大营兵逼内阁了，不成？ 岑大人说这些也是无用。韩指挥使所言不无道理，还不知他的名字是什么。如果要归还，难道叫李建庭？是叫这个名字，却不是先帝的字，是玄剑的剑，雷霆的霆，李建庭。那就拭目以待，看看他在短短四年里养出来的女帝，到底是不是一戳就倒的纸老虎。只希望不是第二个李建恒。